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：九月流火，第一百五十一集。首席弟子带着一队师兄弟跑开，扶桑岛掌门快步走到大殿外，看到上空魔族正在疯狂攻击结界。 扶桑岛的防护大阵，即便传承悠久，也禁不住这样损耗啊！掌门脸色肃穆，他这些年修为停滞，但是已在上仙多年，或许他可以试试与宫锦一战。掌门在掌心蓄力，用力打出一掌。宫锦看到，不屑的笑了笑。宫锦魔君甚至都没有摆出应战的姿态，只是那样云淡风轻的。 使出一招霹雳魔掌，掌门的法力和宫锦的在空中碰撞，两人对峙片刻后，宫锦猛地加大力气，黑色的魔力瞬间逼近许多，掌门被反噬，噗的吐出一口血。掌门，弟子惊慌，纷纷涌上前，被掌门厉声喝住：“好好支持阵法，不能退后。” 宫锦魔君已经没耐心陪他们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了，他伸出手，五指成爪，浓郁的魔气在他掌心酝酿，最后猛地朝防护大阵冲来。魔气上带着令人惊惧的威压，扶桑岛的众弟子手足无措地看着魔气逼近，在即将接触到防护大阵的时候，阵法上空突然亮起一道明亮的光，拦在魔气前。 两道强劲的光芒对峙片刻，魔气被猛地逼退。这个发展猝不及防，无论仙魔，所有人都惊讶地转头望去。主岛后的海域上，两个穿着白衣的人并肩而立，他们窄袖束腰，打扮利落，和天启纪常见的装扮并不相同。可是这样紧身利落的衣服，越发衬得这两人身形修长，仙气逼人。 宫锦魔君认出了这两个人，眼睛微微眯起：“是你们？你们还活着？”林青霄懒得再和宫锦魔君废话，直接拔剑袭来。宫锦魔君一个月前在南海遭遇了天雷，当日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。宫锦魔君也当然记得，这个仙族不过天仙初解相对于他的年龄，这个年纪。 能修到天仙初阶确实是天才，但是放在宫锦魔君的面前，区区天仙初阶实在不值一提。宫锦魔君不屑地勾了勾唇，都没有使出全力，随意对着林清宵打出一掌。不自量力，一个月前就被我打成重伤，现在竟然还敢挑战我！ 宫锦魔君想到这里，极快地闪过一阵疑惑。我当日并没有手下留情，就算是身体最强悍的龙，受了那么一掌，不死也得重伤。为什么林青霄就这么快恢复了？还不等宫锦魔君想明白，林青霄的剑尖已经逼近。甫一交手，宫锦魔君就察觉到了异常。不对，这根本不是天仙初阶。 宫锦魔君先入为主，此刻他凝神再看，发现林青霄根本不是天仙初阶，而是十分稳固的天仙上阶。宫锦魔君大受冲击，不可能！才一个月，他怎么可能连升两阶？从天仙初阶飞跃到上阶，不只是修为，他的剑法也精进许多，根本不像一个一千岁的年轻人。 反而想某些在战场上历练了许久的高手，宫锦魔君连连受到冲击，每过一招，他心里的震惊就要加深许多，到最后已经成了深深的忌惮。宫锦魔君和林青霄过招几式，朝后远远跃开，才瞬息的功夫，宫锦魔君看林青霄已经完全没有了刚才的轻慢，他警惕的望了林青霄一眼。 沉着脸，取出自己的本命法宝。这就是将林青霄视为对手，要认真打了。周围的手下见了，十分震惊：“怎么会呀？他们不是当事人，不知道刚才交手的深浅，只知道宫锦魔君比来人足足高了一个大街。区区天仙放在宫锦魔君面前，连切菜都不够。宫锦魔君为什么要照出本命武器和他对战呢？不光魔族不懂。” 防护大阵里的扶桑弟子也不懂，他们交头接耳。一个年轻弟子不解地问：“他们是谁？为什么突然出现？”掌门按着胸口，缓缓摇头。这两人美貌惊人，从天而降，掌门也拿不准到底是敌是友。宫锦魔君虽然将林青霄视为对手，但是魔君和天仙之间毕竟存在着等级壁垒，宫锦魔君并没有很放在心上。 他手里握着武器，放肆一笑，哼！看来这一个月里你们得到了大机缘，但是那也没有用。你现在不过一个小小天仙，岂是本座的对手？林青霄实在杀过太多魔族了，对于这种阵前放狠话的环节兴趣寥寥。如果是比他高上一个大街的上仙，林青霄未必敌得过。 但如果是魔族，那就没问题了。他连魔族的神都亲手试过，魔君和天仙之间的等级壁垒对林青霄来说并不算什么。更大逆不道的事情他都做了，何况越级杀魔呢？林青霄杀魔神并非自己之力，诸神阵法、天雷加持，最重要的是魔神被削弱，这几个条件缺一不可。 但是他杀了魔神后，剑意显著强大很多。他的剑意是诛魔，亦是诛神。林青霄一言未发，晚了道剑锋，飞身而上。其他魔族惊愕的看到，宫锦魔君没有将来人一掌击毙，反而隐隐露出被压制的势头，他们吓了一大跳。有人注意到后方还有一人。 他们对视一眼，悄悄朝洛寒逼近。这是个女子，长得那么好看，可见是个花瓶儿。正好他们将她抓来当人质。洛寒挑眉，看着这些慢慢围成半圆的魔族，好心提醒道：“你们当真要和我打？我建议你们别。”上一个魔将目光狰狞道：“不要被他的花言巧语迷惑。” 他这么久都不动手，可见实力很弱。所有人一起上，把他抓住。唉，洛寒叹气，明明都提醒你们了。空中突然卷起一阵劲风，洛寒脚下浮现出一个浅金色的法印，一股古老苍茫的法则气息扑面而来。离得近的几个魔族反应不及，被劲风缠住，顷刻间就被切割成碎片。 剩下的魔族见势不对，扭头就跑。刚才让你们跑不跑？现在晚了。洛寒站在原地不动，双手缓慢移动，从掌心拉出一道紫色雷光。他将天雷朝各个方向射去，被击中的魔族惨叫着化为黑烟。片刻的功夫，刚才还黑压压的海面上就只剩些许灰烬。小意思，洛寒轻轻松松收回手。 洛寒发现，黑吃黑真的比自己积累快多了。难怪食物链顶端的动物都是吃肉的，掠夺他人的能量不比自己积累快吗？魔神消散那天，洛寒离得近，顺便吸收了一点点魔神的神力，真的只有一点点毕竟那么多人都在，他也不太好意思做得太明显。但仅是这一点，就让他的神力显著提升。 黑吃黑，果真来钱快啊！洛寒这里结束，没过多久，林青霄也将宫锦魔君刺穿。宫锦魔君不可置信地瞪着林青霄，似乎不敢相信，他竟然死在一个月前的手下败将手中。然而再多不甘也没用了，宫锦魔君轰的消散，下方阵法里面的人也看得目瞪口呆。 他们愣愣地看着这两人如救世主般从天而降，横扫千军，一当十，甚至越级杀人。说书先生都不敢这么编，要不是亲眼所见，他们肯定觉得这是凭空臆想。掌门带着亲传弟子从护岛大战里出来，洛寒和林清霄见掌门出来，双双收起武器，他们两人落到掌门面前。 林青霄隔着不远不近的距离拱手问好：“想必您便是扶桑岛掌门了，在下林青霄，来接吞元兽。”吞元兽。掌门的神情警惕起来：“我们奉天宫之令保护吞元兽，不知二位从何处而来，可有天宫的凭证？”“我们有。”洛涵赶紧应了一声，低头在储物戒指中寻找天宫令牌。 谢天谢地，他终于可以重新使用这些法器了。不过好多年没用储物戒指，他有点找不到东西放在哪儿。洛寒还没翻出结果来，林清霄就拿出一块白色的玉质令牌，大大方方地举在掌门眼前：“这是天宫的令牌，掌门若是不信，尽可拿着这块令牌询问天书院，是真是假，一问便知。”洛寒没找到，见状只能点头应和。 就是这样。奇怪了，为什么林清霄能一瞬间拿出身份令牌，我的就找不到呢？要知道，林清霄比他多过了五百年。掌门拿着令牌回去验证，洛寒凑过去问林清霄：“哎，你看见我的身份令牌了吗？为什么我找不到了？”林清霄无奈说：“都说了让你好好整理储物空间，令牌一直是你自己收着。” 我不曾见过，我有好好整理啊。洛寒委屈，这不能怪我。过了这么多年，谁还能记住储物戒指中的摆设？林清霄就能啊。林清霄实在没办法了，说：“你先别动，等回去之后我帮你整理。”好。洛寒一口应下。他想起林清霄修为的事儿，问：“你有感觉到要升级吗？” 先前在中古，他的修为一直被压制，久久无法升级。现在已经回到天启，天雷可以感应到他，理论上，他可以完成飞升雷劫了。没有，林青霄摇头，时机未到，还需要再积累。洛寒应了一声，安慰道：“没事，你再稍等几年，很快就能飞升上仙啦。” 掌门确定无误，赶紧带着弟子迎出来。刚出来就听到这么一段对话，掌门着实愣了愣，那一瞬间甚至对自己的认知产生了怀疑。飞升上仙难道是什么大白菜吗？请不要用这种随随便便的语气说一些很吓人的话好吗？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点点订阅和分享。 下期更精彩。